锵锵三人行，徐老师看《北平无战事》了吗？对， <laughs> 家辉呢？正在追，不敢不敢把它看完。我觉得他们应该感谢我， <laughs> 我到处让人看这个。但是我本来啊，那天王蒙在这里，我们就讲了一回这个《北平无战事》，但是那个时候我还刚看第一集，我这几天呢就日以继夜的看完了五十三集。但是本来准备这个表扬他哈，但是我看完了呢，首先还是要批评他，他呀就是。 中间啊有一个部分，中间那些集啊拖得太长了。嗯呃，其实他要他这个戏啊三十集，就是精品。嗯，这大概就是不光考虑社会效益，他同时考虑了经济效益。钱就是你考虑经济效益，你就是一个这个。哎，我觉得要是一个非常好看的电视剧，故意的要拖长，增加集数，其实这个某种程度上也算是一种不尊重观众利益。 会不会会不会是因为前面拍得太好看了？其实中间也没有拖得很长，也没有很闷。假如你前面不看，从中间开始看，你就觉得很对。我为什么觉得你你侵犯我利益？就是说，我本来想快进跳过去看，但是呢，你又不能跳过去，你只能陪着他拉洋车，因为你因为你又看不懂了。但是呢，到后来中间拖了一阵儿哈，到最后又又又又好看起来。我只看了九集啊。 你一说就全剧透了，我 <laughs> 什么都没说呀。哎，这根本不成问题，文涛。因为假如你担心看不懂了，你上豆瓣上网一看，补回中间的剧情就可以。我告诉你，我看这个剧啊，我你一个香港人，你看的观感会跟我们不一样。哎，所以啊，我看是怎么看的，告诉你，我是跟我太太拿着 iPad 来看的。 因为很多剧情啊，我们要对号入座嘛，找回事件嘛。一看这个什么同志啊，剑锋是谁啊？ <laughs> 了解 Google 一下。剑锋同志。对，什么同志？哎，子东同志是谁？又找一下。我是那个非常互动的看的。哎，咱们看看这个图。我跟你说，这个这次这个《北平无战事》啊，我首先一个最深的感觉是看出老演员来了。嗯。在今天这个追逐这个这个青春呐，追逐年轻的这么一个审美风潮下呀。 你就看这个老演员啊，什么陈宝国呀，这个这些王王庆祥，还有这个马汉山呐，哎呦，他这个从内向外发出来的那种力量啊，真是。你再看下边，呃，当然他们演的都很好啊。但是呢，因为我个人呢喜欢这个不显山不露水的这么一种，哎，倪大红。对对对。哎，我喜欢他是因为什么？他大部分的时候没表情。嗯。这就所以我就很想请教他们这个表演的人啊。 他大部分的，你说这个大部分的时候就没有表情，但是你觉得他脸上都是戏，我觉得这个了不得。没有表情，但是有镜头，你看常常专门给他一个镜头，一个背影，一个人走上去吧，嗯，他在后面，他在看人家，拍他这个背影，他在观察人家，就知道他的戏份很重。反正这次你就看这种这个老演哎，你看出大陆有人才吧？有，当然有。这家伙这个老演员跟这个年轻演员，你就是演的再好。 我跟你说，俩人在一起，你的感觉就是没了，相没了。相相比之下，这个男主角叫什么？刘烨啊，刘烨弱爆了。嗯， <laughs> 对。相比之下，你跟那个那个马马布，对 <laughs> 对， <laughs> 我没关系。你跟那个马马不停，就是那个叫王庆祥吧？方不停。啊，方方不停，方不停，就比这完全没法。那陈宝国行，陈宝国还能经受考验。那个。 哎呀，这弱爆！这使我想起，呃，上一个黄金时代，上一个黄金时代，上海那个时候，拍一些电影，什么《红日》啊，什么什么《五十一号兵站》啊，那个时候正面的人物，孙道林啊、赵丹啊，可是戏演的最棒的是苏轼。 向坤，嗯，就是演那个红日那个，其实张灵甫的那个，哎，就那几个真是老朽。刘琼，那曾经一度哈，在上海啊，那几个老演员真是。你这还有一个谁啊？这个这个这个那个那个《英雄儿女》里边的，演那个军长的，哎，那个叫什么名？那个我不不不是太有名那个人。呃，对，但是你，我就发现这个演员他他有从内而外啊，产生出来那么一种穿透力。 你一看你就被他摄住的这种感觉，我我觉得我作为香港人，我看那些演员啊，可能比你们感受更深刻。为什么呢？你说的名字我都不知道，对，像刚才你说谁谁谁喊出名字，我不知道，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呢？我没有被他们以前的表演陷住，是，我完全看那个胖子，这是马汉山嘛。 对不对？马汉山哈，这个看谁谁谁，这个人演，对那演的，他在我心中呢，这个人永远就是马汉山。那反而是到了以后，假如我看他演其他戏，我反而是想到被马汉山这个形象绑住。所以我是那个处男嘛哈，啊，看这个片来说，当然更深刻。我说这个戏啊，我推荐给你们看啊，倒也不是说为了探探讨表表演学，嗯，我是说啊，这证明你中国人呐，我就跟你说，中国的文艺工作者呀。 是多么的聪明，你知道吗？就是，哎，我们在中国搞创作不是那么容易的，对吧？要顾及到很多方面。你知道这个戏啊，过审啊，就是好像这个立项啊，很长时间都没有批下来。但是你知道，我又觉得很有意思啊。 有些人会说你这个借古讽今，对吧？可是今天看起来，在今天这个中共大力反腐的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他又恰恰是那种多映时间非常好。对他恰恰是这种正能量，嗯，对吧？他绝不是讽刺什么什么什么共产党，而是说调查组就像中央巡视组一样。这就更加论就是让人们看到这个反腐的重要性以及当前的这个铁拳反腐的，呃，这种这种力量感。哎，我觉得这个刘和平写这个他是有前面有。 经验的，他是以前一个是雍正王朝嘛，嗯，二月河，二月河写的时候已经是有点为今天的服务，他拍成电视剧，那个时候我们看着雍正就想起朱镕基，那个时候真的是，连 <laughs> 连朱总理都这么说了，就看这个戏就很好，这部戏也是，但这部戏是也证明了一点，文艺工作者不能取巧，不能投机，嗯，因为他是写了七年呢。 嗯嗯，他写这个作品的时候是不知道今天的这么一个反腐、大力度反腐这个局势的，所以对他来说，他不是看风向、找机会、找影射，他就是是假装写一个正戏，就这样。而且他真的是，呃，我觉得这个选题啊，这样我们电视台来说，这个选题啊，可真是有眼光。嗯，为什么？国共内战，嗯，对吧？这是全体中国人的某种不幸。嗯，但是呢。 唯有北平，你看他这个名字为什么叫北平无战事？在北平问题上实现了没有杀一个吧，就是就没有流血，对没有破坏，和平解决了这个问题。你想，咱咱咱们咱们再看看这些呃历史上有一些照片，我们接下来呃往下看。你看这是当年庆祝北平解放。你再看下边，你看这个当时作为谈判条件之一，你看这是欢迎欢迎国民党军。 出城接受人民解放军这个改编，改编，哎，你你你你你就是当当时的这个情况，那我觉得这还有傅作义，对，咱咱咱咱咱们可以看看这个这个。不过我我我有一个事情，到嗯，想问家辉啊，你从小有台湾背景啊，从台湾的角度来看，你觉得这些戏里边写的国民党的？ 军官呐，各种各样警察什么东西，跟你从小印象里的这个。 你那个子东同志你有点混乱，我从小没有呃国民党背景， <laughs> 我是大学长大的。同志的情报有几有物，嫁给台湾人，他是嫁给台湾人。我 <laughs> 有的话，我的普通话不会讲到这个地步， <laughs> 好吧？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应该问文道。那我反而从香港的角度，还是说，除了对演员的感觉很深刻，还有一点，还有两点。第一个是说，你子东同志，你刚说到不能投机取巧嘛，花时间嘛，你看。 他花的功夫啊，我注意到那些服装啊，每个男人的西装多漂亮啊！那个 cutting，那个剪裁，讲究了。那个衬衫的领子什么，那个那那个就看得有有质感，就像张爱玲写上海哈，每一个东西有质感。那另外呢，除了剧情，我们说剧情表演有好看，不要忘记镜头。这部戏你看啊，他用拍电影的手法来拍，好多低的镜头打光。你重看第一集啊。 整个光线的调动，整个音效的配乐，完全你看电影。那你讲的那个衣服的考究啊，恰恰是我的疑问所在。嗯，我告诉你，这个戏的编者、导演、演员都是跟我一样，从小是看《南征北战》、《战上海》长大的。说实在话，这些人啊，包括刘和平，他们感性经验上对于国军到底是怎么样，他们是不知道的。 而在从五十年代开始，我们拍的各种各样的国共戏里边，形成了一套模式，就是国民党的人出来啊，衣服一定很整齐的，对，总台手谕是吧？一个一个都是这样，到现在这个模式还是存在。 我就非常想，哎，台湾怎么不拍点这样的戏？他们的这个角度啊，我有助于流行很少啊。我已经把这个戏给我的台湾朋友看了。你听听他们的意见， <laughs> 对，听听他们的意见。我给他们的时候，我我很想问问白先勇。 就很想问问他心目当中的国军当时是不是这样？就是说国民党的当时的人是不是这样？我跟你说啊，这个他这个这这个国民党绝对比共产党洋气。嗯，这个国民党的这个呃、这个美式军装当时一出来啊，哎，你就能你看这个电视剧你就能够理解。我其实说让咱们再谈这个北平无战事啊，我是想讲讲一个什么问题啊？一个这些年来呀老讲的一个问题，国民党为什么败了？嗯。 共产党为什么胜了？哎，最近我对这个问题啊，花了这个很多功夫，阅读了大量的资料，资料，上升到历史的高度。我看了足足有这个三四页的这个， <laughs> 就三四页。 <laughs> 待会儿我把结论告诉你，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laughs> 你要照今天啊这种这个姑娘们嫌贫爱富的这种劲头，好时髦啊，他们都得爱上国民党。你说这个连毛泽东本人都承认，毛泽东就是说啊，就说老粗打败了黄浦生。 他说这个共产党的这个军队里，他说这个呃许这个这个许世友念过几年书啊什么的，就是说国民党的这些将领的确大部分是又有文化又有风度，而且打抗日战争的时候还确实很厉害。但是为什么就是被这帮共产就毛泽东说的大老粗啊土包子把他们打的就是溃不成军？就是你看啊，有一个李固学者高华呀，他的结论。 我就说啊，咱们研究这个问题，首先要看谁啊？我最后发现看蒋介石自己。嗯。他到了台湾，哎呦，你想这个人丢了，丢了天下。嗯。他天天这个这个反省反省啊，然后我就看他写的这个这个东西啊。预记。他的对他的结论也就是高华的结论，就是蒋介石认为，当然他输了，原因有很多，但是他也认为，首先是军事失败，就军事上的这个崩溃。嗯。但是为什么就军事上就给？ 崩溃了呢？军事上非常关键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们，呃呃，东北打的以后，没有最后再打下去，就打到中间， <laughs> 白先勇讲了讲了好几次。那个时候，白崇禧说，要是他那个时候再继续打下去，把林彪那个再继续打下去，视频这种偶然事件啊，就非常很难说的事情。你知道老蒋认为他到时候说啊，他说我们不是输给了共产党，他说我们输给谁了呀？你说。 他最恨的是什么？他最恨的是俄国。他说，与其说我们输给了毛泽东，不如说我们输给了这个斯大林；与其说我们输给了斯大林呢，不如说我们输给了马歇尔。他最恨的还不是俄国，而是美国。再有一个最恨的就是桂系的李宗仁这一系的。他的这个蒋介石自己的感觉就是什么？你比方说，首先是这个有一个关键的一个会议啊，这大家都没想到，美苏啊。 呃，雅尔塔会议，嗯，雅尔塔会议定了，就是比如说外蒙独立，嗯，包括这个东北的大门，苏联就进来，苏联这一进来啊，马上就是帮助共产党接收东北，嗯，而且呢，就在你说的，一开始这国民党中少见的战将，能跟林彪比美的就白崇禧啊，一开始白崇禧打的林彪就往哈尔滨的方向逃嘛，就你说的，但这时候马歇尔调停。 就是停下，就是你知道，美国还有十八个月的对国民党的武器禁运，他你不能认为呃这个美元全部是给了蒋介石。美国其实啊，一方面也对蒋介石这个政府感到失望，另一方面呢，他也对共产党有某，他希望实现某种平衡。对对，他希望蒋介石民主，他觉得蒋介石是专制，这一点不好。蒋介石他支持是因为他私有制，但是他觉得他是专制，而共产党当时讲的是民主。 所以他就那个时候限制蒋介石，但是还我觉得哈，这个是一些，我世界大战都可以找到一些非常偶然原因，就好像现在说德国的坦克部队在敦刻尔克前面突然停了下来，使得四十万英军退回去，改变了世界历史进程。那假如说他那个时候是怎么样，那我们不知道。嗯。但是还是我觉得还是有一些更长远、更决定性的因素。我看过王维啊，黄维啊。 就是哎，就是淮海大战的他，对他也是黄埔的一个一个一个学生嘛。他讲过个话，他说他带兵几十年，北伐的时候他带的兵，老百姓是支持他的；抗日的时候他带的兵打仗，老百姓也是支持他的。只有到国共内战的时候，他说不知道为什么，他认为啊不知道为什么老百姓不帮他而老百姓那个时候帮的是共军。 你知道，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说，这个王王维说的没错没错，这个东西就是电视剧里，你知道吗？他呃，到后来这个曾可达呀，曾可达建建建建建建风同志的这个这个忠臣啊，曾可达最后就问这个刘烨说：“你对我这个人怎么看？”这个刘烨说的一句话呀很有意思，刘烨说啊，呃，你呢？呃，不是刘烨了，方孟敖 <laughs> 是吧？就是方孟敖就说：“你是个跟有钱人为难的人。” 这是蒋经国在蒋氏败亡之前呢，最后一次争取民心的这个努力。他代表国民党当中的理想主义，跟共产党就是争民心嘛。少壮但你看，争民心的特征表现在哪？在当时极端腐败的情况下，几大利益集团是这个这个家族的情况下，就就是在方孟敖的眼里啊，你曾可达的行为就是跟你只要跟有钱人为难，你就得民心。 对，因为我你说那些有钱人啊，这可以讲另外一个观点哈，我们都同意很多理由嘛。带兵，你说带兵的问题，李宗仁回忆录讲得清清楚楚了嘛。蒋介石怎么带兵，怎么不信任兵，斗争等等，美元也好，苏俄也好。 都都是理由哈，甚至共产党，你看周恩来、毛泽东的那个调动军队多厉害。还有一个理由，一个观点，我觉得蛮好玩的。有个美国的历史学家哈，有本书叫《States and Revolution》啊，国家与革命。他把问题倒过来，他说：为什么中国的大革命到一九四九年才成功呢？你不要忘记啊，也从一九一零年开始，整个世界，特别在这一边，OK。 整个是阶级运动啊，很多国家苏俄，对不对？之后的一九四五年之后，整个东欧、中欧这个都很快的成功了，兵败如山倒啊！那个资产阶级集团。可是中国明明二三十年代就应该有机会的大革命，后来种种理由又下来，当然其中一个关键理由，日本鬼子打进来嘛。对，安倍晋三嘛。对，然后再来三零年代、四零年代。 抗战结束之后，为什么还拖了四年呢？很有意思啊。他把问题倒过来啊，不是解释为什么国民党会败，而是他们摆明白吧，在整个阶级斗争、阶级运动、全球性的阶级运动的框架上面，他为什么败得那么晚？ 这个才是应该问的。哎，你从你这个角角度来问，对你从这个角度来看呢，整个问题去找的答案就不一样了。为什么败的那么晚呢？其实美国的最后的呃，不能说后帝国主义哈，在支撑着。然后呢，他的呃，其实从这里呢，有些 credit，有些有些呃呃怎么讲呢？有些那个那个功劳啊，要反而要给回蒋介石。假如换了其他人。 哈，甚至更无能的，他不是用那种计谋左弄右弄那些军阀，可能更早那些军阀就倒戈，完全答案不一样的。你把角度倒过来。而且你知道还有一条，蒋介石到最后四九年的时候，他就他自己写就是向共产党学习的地方，就是我们要向敌人学习，我们的敌人到比比我们强在哪儿？他也列了七条，你知道其中有一条是什么呢？就是共产党的干部没有私产。 他认为这个是共产党战胜国民党的一个很重要的那个时期，是吧？但当然，在那个时期啊， <laughs> 共产党哎，共产党的这个叫什么呢？当时是党政军一体，你没意识到这个问题，军队没有军饷，只要给吃饭穿衣就行。国民党为什么金融崩溃啊？他光这个巨额的这个军饷啊，四大家族嘛。你你想，他就硬硬咱们缺点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其实建锋同志也是了不起的一个人 <laughs> 哈，咱们再看看建锋同志的弟弟，这是蒋纬国，这蒋纬国呢还练过功夫，你再看下边，我再给你看看这个建。他不是蒋介石生的。啊，蒋纬国。蒋纬国啊，这个是蒋经国的建锋同志的孙子， <laughs> 蒋友柏，就是是台湾的大帅哥啊。我这个我他刚才讲啊，这个蒋纬国呃有一个口述的自传。 这个自传呢，最近在微信上流传一些故事，很有意思。这个蒋蒋纬国啊，他举了两个例子。他那个时候是个上尉军官，大概在就是解放战争和抗日战争这段时间。他讲，他说有他说他有一次坐火车，在这个坐在座上，有一个上校啊，刚走过来，显然是没票也没座位。他看着上校走过来，然后这个上校要走回来的时候，那蒋纬国家教很严的，啪嗒就起身，给这个上校让座。 结果你知道这上校叭就给他一嘴巴， <laughs> 就说：“我刚才这么过来的时候，你没看见我吗？你不跟我让座吗？”蒋纬国说：“对对，长官，你刚才是这么走过去的，我我我我我以为你要到到下一个车厢去。”然后哐叽就坐下来了。然后就是蒋伟国因为车很挤，蒋伟国只能到到厕所马桶上蹲着去。 <laughs> 但是过了一会儿，这列车长来了，说：“你把蒋伟国打了。”然后。 跟这个上校说你你也没有买票，后来这上校竟然还知道补票，补完票之后一听说是蒋纬国，这个上校啊头钻马桶里去了，不是钻马桶，这上校就跪在这个车厢的厕所门口。 就说你，我我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请你饶了我吧。然后蒋蒋纬国说，我就一个上校，怎么跪在我面前？说没关系，我坐在马桶上挺好。然后上校说， <laughs> 哎呀，这这什么的公子啊，或者什么的，我们家有八十老母啊，求求你。 <laughs> 这蒋纬国说，我没有要枪毙你啊，但是他讲这么一个故事，然后他还讲了一个故事，他跟一个一个一个一个军官啊，他有这个手枪，你想他跟蒋介石，他手枪总是很漂亮。那个军官呢，要跟他换这个手枪。 一看见，在也也是在火车上碰见一个一个将军，一看，人手枪挺好啊，是吧？咱们换一下，然后这个手枪一换，他说那个人那个破手枪啊，锈的拉拉不开。他说我们的军队。 这个军官的手枪，他说不是说你枪要跟我换，而是你那个手枪根本锈的拉不开栓。于是你看蒋经国有当蒋不是蒋纬国当时有有有这么就说他这么把枪还好意思自己佩戴还要跟我换，说我们国家的制度的确有很多地方值得批评，官员的办事能力缺。 办事态度也不好，但是这不是国民党的错，也不是中华民国政府的错，这是传统养成的习惯。这种习惯留在民间，也留在政府内。不管是谁，稍稍有权威，就开始耀武扬威。重要的是，呃，例如一个小小的二等兵，当他奉派去桥头盘查哨的时候，他就自认有了权威，执行任务的时候就对老百姓大声呵斥，或者有其他不礼貌的行为。 共产党看准这一弱点，就对老百姓态度亲切，老百姓自然倾向他们。 <laughs> 这是，我就觉得蒋纬国前面的故事占了便宜要卖乖，他不枪毙那个人，其他人就。